锵锵三人行，马老，今天咱们俩都没他帅。 <laughs> 今天给大家请来一位帅哥啊，但是帅哥内秀，人家还是一般帅哥没内秀哈。易之老师啊，啊不敢当不敢当。 <laughs> 实际呢，他写了一本小说，嗯，这个小说啊是讲算命的，嗯，所以今天呢，请你这个专专家来了。 应该聊聊算命，嗯，因为我一看他这个小说里边的这个介绍啊，嗯，哎，我觉得有点神的啊，嗯，说是我没听说过的一个解放前嗯，这江湖之上啊，嗯，有一个帮派叫做江相派，嗯，这个江相派啊，呃，其中有这个人呢，就是他们家的亲戚，嗯，哎，远房亲戚，远房亲戚，所以呢，这么一个老爷子。 这老爷子呢，就跟他，他是年轻人呐，就三十多岁啊，哎，就跟他传授了几道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会算命吗？呃，首先这个算命这个东西，它它是一个逻辑规则，就是根据这个易经演化而来的一些逻辑规则。嗯。所以说，它都是讲的这个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，天干地支的行空克害。嗯。他就说以加权减权啊等等，就是这样一个规则。它本身并不是说迷信。 呃，当然，这个书里写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跟这个真正的这个易经之道，就可能偏离的太多太多了。嗯，对。啊，也把这个易经里面的精髓化的东西，比如说他倡导的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嗯。呃，天行有道，立身有本。嗯。这些个精华的东西都没有了，过度的渲染它这种占卜功能。嗯。把人让他丧失了这种主观能动性。嗯。就是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押宝或者寄托在算命上。嗯。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。就是说实际上不是命定论。 对对对，是吧？就是人还有一个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。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这个《易经》它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啊，就是你怎么去做，怎么提高你自己的个人的德或者行，嗯，来达到这种趋吉避凶。所以一直就有一个，就说这个哲学上就探讨这个问题嘛：到底人的命运是前定的，就是一切都都命命定的，所以才能算出来嘛？还是说？ 人完全是一个偶然性，或者是个人决定了自己的命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分开算，命是前定的，运是可以改的，所以他为什么有算命这说呢？对，算命的人呢，呃，一般情况下都愿意算你未来。 啊，你你你的前面经过的事儿，如果很生的话，他很难算得很准，因为有的可也能算准，我也能算。你你你听过吗？我我还太能了，这个不是很难的。神的，你在任何一个朋友那里都听过这种故事。啊，对对，但是到我这儿都不得灵，因为什么呢？ <laughs> 我不配合你，因为很多人是配合你的，就是他在试探你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因为很多人就是比如算命的人，他阅人无数。没错，他阅人无数呢。呃，你的很细微的。 变化他都能捕捉到，然后他就会顺着你说，或者一步一步的试探，因为他的话肯定是一开始是由模糊到清晰的。没有人上来就先说一个清晰的话，就你在什么时候？比如说，他说，你不人一见我哈，上来就是说，您得过一场大病，这事儿肯定对。这病，病多大为大，是吧？是你内心的一个感受。所以这个易之啊，他写他们家这位亲戚，这算是当年江相派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就。 这个很多道行啊，嗯，照我看来，还不是讲易经易理啊，嗯，讲的是江湖上的，而且技技术啊，对，人情世故啊，嗯，所以讲的好像是一些骗术。嗯，你说的这个江相帮，当年就是以这个骗术，对对对，他就是在那个康熙雍正年间，呃，就传说中的这个洪门五祖之一方兆瑜先生啊，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帮派。当时呢，他是为了目的是反清复明。 然后他怎么做能够以骗术反清复明是吗？呃，以这个算命，因为算命最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共鸣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可以发展他的帮派，好多人趋之若鹜。对对对。然后再宣扬这种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满清入关不对啊，不好啊，不顺应天啊，反清复明啊，就这样传下来了。当然，在传传到这个清末啊，包括民国呀，这个完全就是已经已经这个这个发生变化了，他就。 因为这个满汉融合呀，它也不不存在那个以前那个所谓这个反清复明这么一说了。但是他们这个骗术还是在不停的翻新，他这个整个这个帮派的这个作用也发生变化了，不是反清复明，是欺骗老百姓。变成有组织犯罪团伙。对对对。哎，他怎么有什么特神的这个骗？怎么有有什么道？举个例子。举举个例子。嗯，比如说，比如说那个呃，做局。做局。比如说，我要给您算命。 嗯啊，但是我跟马老之前认识，然后通过马老的一些信息，我知道您的信息了，嗯，啊，知道您出生在哪儿，知道您呃小时候发生过哪些事，拿到您的简历了，嗯，但是您并不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事情，嗯，然后，当然我们是一伙的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一伙的，然后咱们三个坐在一起算命了，嗯，那我说，比如说零二年、零三年、零四年、零五年，你有哪些事情，你就会感觉他说的真准，非常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在这算命，其实是我们俩之间做了一个局。 哦，是这么弄。对，这个是不是很土？你觉得？不是， <laughs> 就我刚才还想啊，又就这个江湖上有很多做局的方法，比方说就是仙人跳，对吧？赵红霞算不算江相帮？ <laughs> 这这是这这也也也算一种局吧？我我我跟你讲啊，他说这个事儿啊，我都亲身经历过。那时候我这个二十几岁啊，在编辑部里当编辑，我们那时候经常组织作家开笔会。 作家里有很多人会算命，为什么作家都是观察人的嘛？你比如陕西的贾平凹，那你他肯定会给你算命，而且据传闻，在陕西作家里，贾平凹为老大，算命的老大。啊，第二邹志安。那么这个这个，我们开笔会的时候都会请很多很多作家，结果我们呢是编辑部啊，我们大头要来啊，大头喜欢这事儿，大头来之前呢，有咱就别说是谁了哈，就是一作家。 头天夜里就钻到我这屋来了，说说那时候管我叫小马，说小马有个事儿求求你啊，我说什么事儿？说明儿你们那头不是要来吗？嗯，你能不能先跟我聊聊？尽可能他你知道他的事儿啊。第二天他就当然他有一套说辞，对他有一套技巧，就是他知道这些信息，他不可能一一股脑都倒出来让你相信。 他会在边缘上游离，游离到叭，就贴的这个点，叭，一次一次的都贴住你那最要命的地儿。他哪知道这这这算命先生头天夜里跟我这儿这个套出来了，套了仨钟头。然后我们那社长呢就说呢，总编辑啊就说，全天下算命最灵的就是这人，是是是啊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后来我觉得这玩笑有点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又不敢出来说。那时候我这一个小编辑，那大总编辑，我哪敢说？ 您那是受骗了，我也不敢说。这事儿多少年以后，我还听我们总编辑说，谁谁谁算命的，信了多少年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实在就是头天晚上在我这儿套了一大堆东西，跟他说的一模一样。哎呦，那你说，哎，这个算命啊，咱们现在听到的，确实我跟你的感觉一样。我在每一个朋友那里都听到过，就说太神了啊，见到过谁谁谁啊，怎么算如何如何。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是我这人这业障太重呢？ 也是我在我身上，我觉得从来没一个，这辈子我没碰见过一个跟我一样把我算傻了的。对，对他这个有好多这个方法，就是呃，比如说你你你你独立于这个迷信之外，他再来给你算命。嗯。你首先你你有一个警惕性。嗯。然后他的话掏不出来。嗯。比如说，他可以算这个呃父母，他有有一句话，他有一些这个这个话话术啊，所谓的话术，比如说算父母谁先过亡，他说父在母先死。 这个话可以理解成两个含义，就是父亲在母亲之前先死；个含义，父在母先，还可以是说父亲在母亲先死。他有一些这个，两两头堵的这个话，这话是最传统，父在母先亡，就是一上来就说父在母先亡。对，是。什么意思呢？父亲在，母亲先死了，这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是呢，父在父亲在母亲前头死了。你说我二老都在。 他说：“你将来是再 <laughs> 不先王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看他这个书里还写了一些，有些呢，咱是知道，比如说入门观来意啊，咱们这可以拍一下啊。入门观来意，出言莫踌躇，这个咱是能能明白。但有的你就需要解释一下了，比如说七问八，非八有事，必然子息艰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七是指黑黑化，就是丈夫；八是指这个妻子。” 呃，如果丈夫来给妻子算命呢，肯定是要不是就怀疑他不忠厚啊，戴绿帽子了，要么就是他好长时间没有生孩子，哦，往往是这个原因。他揣测的是这个人的心理。这儿还有这种一哥要狠刀，二哥要抛刀，三嫂要跳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哥就是对算命深信不疑，就天生的迷信，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都压在算命上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说什么，这算命先生怎么说，他都怎么信。这时候要狠刀，就你解灾啊，别多拿钱。 那没关系。啊。二哥就是说不太相信了，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假的，起怀疑了。啊。抛刀，你别再别再让他出血了。啊啊啊！三嫂呢，就是那种一看就上门就来找茬的，就是说他发现你就是个骗子，来找茬了。这个时候就赶紧跑吧。跳蚤。跑。 <laughs>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还有这事儿？那么你说啊，这种风水，或者说是命理，除了他骗术的这一方面以外啊，有没有点真的东西？ 真的，它就是这所有的这个算命方法啊，包括八字啊、六爻啊、奇门呐、梅花呀等等。它其实你真正的去研究周易，你会发现它遵循的都是周易的那个阴阳互易、阴阳均衡的一个一个道理，就是五行的生克之化。它本身并不迷信，没有什么这个这个迷信的要素在里面。嗯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本书，如果想破除迷信的话，就是那个明朝嘉靖年间。 出生的一个思想家，就是袁袁黄、袁了凡先生啊。袁了凡，了凡四训。对对对，他身体力行这个易经的精神，而且把这个易经的精华的东西和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做了一个大汇总。他用一辈子的他的这个点滴的生活的一面一面一面的记录下来，告诉大家，就说这个，他首先他不否定这个易经的占卜功能，他不否定。然后他又告诉，按照这个易经里面的这个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，这个“天行有道，立身有本”，呃， 包括孟子所说的这个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，他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嗯，自己通过修养自己的这个德行，然后，呃，做事情就顺应自然规律、顺应社会规律，慢慢的突破了命运的束缚。那么，这是破除迷信的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眼睛里看到的现实啊，经常是这个坏蛋长命，好人短命？ 然后这个小人那些个烂人，这今天这高官厚禄哈，什么东西都占尽风水。这个我研究过， <laughs>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可以说， <laughs> 这个研究过。因为经常啊，就是你发现中国人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他往往会把一个特殊的现象做一个放大，以偏概全。啊。比如说，有一百个人在行善，有九十九个人得到了好报，只有一个人没得到好报，他就会站出来说：“你看，这个人行了一半的一一辈子善，最后得到这样的结果。” 然后再说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，这个修桥补路无尸骸。嗯，其实你你真正的去做一个，就是西方叫实证实证研究方法。你真正的在占有大量这个案例的基础上，你去看，一定是好人有好报。我这个很浅薄的学习一下哈，我就觉得人类的历史啊，很大程度上是算卦决定的，因为你看。 特别是在这个夏商周，嗯，我们看这个那个时候，起什么甲骨文，对对对，甲骨文，甲骨文上面这个全是占卜的，对，而且越是大事越占卜，对，而且那个时候人是真信，哎呀，这是烧这个甲骨啊，这个龟龟的这个甲和这个骨骨骨骨头怎么裂纹，说这仗能打不能打，哎，我说，你看， <laughs> 我就没法说了，你没法，接着说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因为你对未未来。 不知，每个人最恐惧的就是未来，而不是过去。过去有多大苦难，你已经经过了。你未来你不经过，你肯定是不知的。那过去呢？你比如有个典型的案例，特有意思啊！呃，我印象中好像是宋朝的这个连年大旱，连年大旱。然后呢，这个这个就找了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占卜的、这个算命的来说，谁说就是弄很多你周圈全是方式啊。 谁有本事说准了那皇上就用谁。那有人来说这个那个，谁都说说不准。来一个人说了，说我告诉你，很快就要下雨。皇上说说多少三天之内，结果说这么长时间久旱，怎么可能有暴雨？说你看着吧，三天之后大雨就来了。下完了以后又下，人，说这雨下不停怎么办？那又着急又找人算，算完了以后谁算都不灵。这哥们来了，说明天就停，去了明天就停了。停了以后皇上就说。 说你有什么能力能够算这么准呢？他说我什么能力都没有，就我小时候腿折过， <laughs> 他啊一到阴天我这腿就疼，对，快晴了我就不疼了，我可不是就知道这事儿了吗？所以这其实呢，它是生理中的一个反应，对他来说就是个小规律而已。经验科学，对，算命产生的根源啊，就是呃人类趋吉避凶的天性，加上对未来无知的恐惧。 对，这是它产生的根源。他总想知道以后怎么样。而且明年啊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。就是说啊，呃，这个不光历史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，其实很多事情啊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我觉得就是算命决定的。为什么啊？你仔细反省我们每个人自己啊，你一个人呐，担不了那么大的负担。包括你有时候一个很微小的决定哈，你仔细想想，就比方说，哪怕是做生意讨价还价呀。 因为谈判可能是很激烈的，或者说，某你想办一件事儿，基本上你要这样做了，但是你最后要不要这样做？我我我我知道，其实很多人，比如说讨价还价，说这个价钱最后谈不下，哎，可能他的幸运数字是三，好，这谈三百万，他就他他脑子里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种非理性的东西。 再让他下的这个决定，包括说，哎，比如说他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这个事儿啊跟四有关，所以嗯，我跟对方签这个合约啊，哎，本来就是要签不要签的这个这个之际啊，他一看今天是个四号，或者是个星期四，或者是四点，或者是四点，哎，就做了这个决定。他认为是幸运其实你想想，我们每个人决定当中都有一部分这个东西，对，就是你对未知的一个肯定嘛，就是你必须要找一个方式嘛。 是你比如我有一个一个我过去有个员工，台湾人，他会紫微斗数，他给我算过，那个很有意思。我一开始不太相信，我说这个我不信，你给我算。他给我算呢，我先我先相信他是他的态度。他说你要算你的流年还是流月还是流日，就是他可以算到你未来的每一天。嗯，而且非常复杂，他把那个他完全是用手写的哈。台盘嘛。 拿过来，我一看那纸，我就我首先先相信这事儿是下过功夫的。嗯，他到我说那都没必要算流日，您就算的流月，就算流年就行了。就是我这一年有什么写的非常详尽，啊，包括就是你所有你想象不到的内容。那么从这点上，我起码他是，就是就是研究过此事，研究过此事呢。然后他也承认，他说这个不一定很准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，作为你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参考。 里头最有意思的一句话，我就记住了，其他都没记住。他就说呢，算到我七十二岁，这不流年嘛？算到我七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到七十二岁的时候就不用算了，就是我自己就会算了，我就等着那天呢。到七十二岁以后，我要活到那日子，我身后的事儿我自个儿就知道了。啊哈哈哈哈哈！ <laughs> 哎，你给人有有有有人找你算命吗？ 这是首先，我比较那个，就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研究啊，就包括易经啊，包括一些呃，它衍生出来的这种术数就我们说的术数，生命方法，所以你你你你要研究它，肯定你会。 探讨他这个逻辑规则，嗯，也会有朋友在一起，比方说吹吹牛啊，不不给我算算， <laughs> 对吧？我买房子给我看看风水，对等。当然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个事情，就是算命这个东西呢，呃，你可以算，当做这个娱乐也好，甚至可以把它当做参考，就跟马老说的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生活中的一切都压在算命上，不能，那就麻烦了。哎，你觉得是不是真？就是有没有算准的？咱排除骗人的因素，有没有算准的这个？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可以窥探的。 嗯，是可以的。什么？这具体怎么讲？呃，具体就是它，它是这个一个五行的结构啊，就比如说金木水火土啊，比如说这个呃流年，今年是这个癸四年，去年是壬辰年，对吧？这个呃，今年的是天干水，然后地支是火，嗯，它根据这个五行的这种这种作用关系，再作用于你个人的命局，看看有哪些个这个。 所谓的这个吉凶祸福，这靠谱吗？他是通过这样一个规律性的东西，那这靠谱吗？这个有的时候也不靠谱。我告诉你啊， <laughs> 你这个吧，就把大家给听糊涂了。你看他是很专业的说，你要让我非专业的说，我就能说准。你知道怎么说呢？第一，人物性格决定命运，这个很重要。嗯，每个人的性格决定他未来的命运，是吧？你一看这人就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，这事儿什么都成不了。这事儿让他干，哎，成不了。他不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这人工于心计，一个人。 也未必能成，就是它实际上是你越人越多，你经历的事情越多，你的阅历越多，你对下面的判断相对就趋于准确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那毛主席算命也很神，说这个解放战争少则三年，多则五载，嗯，最后就打四年，嗯，那这是它也是一种算。其实好多东西啊，就是就是一种这个常规性的判断，常理性的判断。 嗯，你看《易经》上讲的，他没有这个歪门邪道的东西啊，不是说这个鬼神怎么怎么，没这没这么一说。嗯，你，你说六十四卦第一卦乾卦，对，天行道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第二卦就是坤卦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有天有地，中间才有人。你这两条儿如果做到了之后，你就是基本可以远离大的灾祸。为什么呢？ 你首先要积极向上啊，践行道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，你积极上进，不要沮丧。然后呢，厚德载物，不要嫉妒，有宽容心，有包容心，这是最起码的做人的准则。你看这两卦放在最前面。你老家是沧州的吧？听口音。 <laughs> 刚才沧州来了一位延参法师， <laughs> 说的跟你一样。哈哈哈哈哈。天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其实，就是这个书里就讲的，解放前呐，混江湖的这个人呐，真是很不容易。你知道，我还看过一个说评书的那个，时候姓姓姓什么的？就写的《江湖丛谈》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吧？是是，连阔如，连阔如，连阔如老先生写的。他当时就说我这个写出来，他当时在报纸上连载，他写出来啊，我就没有饭吃，就很多人没有饭吃。嗯。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骗人，忒不道德。嗯。但是就是。 哎，好像解放前这个这个这个天桥那边，或者是这个平平常街市上啊，哎呦，这种特别多的这个道行，是吧？他，他其实我认为啊，很多算命先生啊，有社会功能，是有有积极向上的。我们老说正能量哈，他有人给你算是什么呢？ 他强调你内心的一个自信，就是你对后来的生活呢，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如果你特别坚信这个，可能对你未来生活是有好处的。不一定说算命一定是一无是处的。嗯，人给你点鼓励的话很重要。就你是怎么导向了？对对。他如果说你以后一定好，嗯，你心理暗示就有了，我一定好。你越相信呢，这人他就越。 状态就越好，包括包括医生，有的医生认为这种病都是心理的疾病。嗯，你比如有很多精神上抑郁的，他吃的是安慰剂，那个药是没有用的。对。但医生告诉他，这个药非常名贵， <laughs> 非常难弄，好容易弄一片你吃了准是舒服的。对，对对？所以算命先生他要是厚德载物的话呢，他能起到个心理医生的作用。 对，现往往他他现在他是钱，他现在钱的作用， <laughs> 他是现现在往往都是吓唬你，有什么灾呀，有什么大祸呀，是克妻啊克子啊，然后你得解呀，你解灾呀，解灾就拿钱嘛。你哎，你知道你说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香港有个麦玲玲，对吧？还上过我们节目的，姐妹给专门帮人看风水的，他跟我说一道，我觉得有的男的听了肯定特高兴。他说呀，就说你别看说这个包小三的，他说我跟很多人看过，他说这个人有的人就不适合一夫一妻。 <laughs> 他说：“有的人啊，就得是三个，他不能多。就是说，他要是说非跟其中一个女的要是要是给分了手啊，你看他两口子就得病了。就是说，不光是这男的需要有两个女的，而且甚至啊，就是说他他的这个原配这老婆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三者，他们俩也有一种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。就是说，如果他们俩不这么掐呀。” 这俩都病了， <laughs> 就没有没有竞竞争机制，对对，他们的健康不好。对，你看这个理论，很多人听了就特高兴， <laughs>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？首先，那个我这个对佛学有很很深的一个一个认识，我认为。 我个人来讲是不太同意赞同这个观点了。就你认为原女色比较好？呃，对我认为，比如说，还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我要讲武大伯业里啊，老说这个武平的这个建筑。